第十四集，看清尤崇英俊的五官轮廓，那人在门外停了停，竟然大着胆子将涂满红色指甲油的细长而葱白的手指敷在门边，又将门缝推大了一点，露出妆容很重却难掩艳美五官的脸，轻声细语而又带着些许引诱般发问：“小哥哥，需要服务吗？”尤崇冷眼看他，嗓音很沉的道。 滚！问话的女人仿佛鬼迷心窍般，非但没有就此放弃，反而还抬起短裙下白皙光滑的腿迈入门内，却在看见房间内还有另一人时愣在了门边。紧接着，心中便生出三个人一起也不错的想法来。不知他心中所想，林和熙面不改色地从椅子里站起来，缓步走到女人跟前，当着对方的面。 漫不经心的屈指弹了弹一直捏在手中未丢的小卡片，斜斜挑起唇角，带着满脸的傲慢，垂眸上下打量他，语气悠悠而不屑：“ <laughs> 就凭你这样的，也想跟我抢生意？”同样也已经起身抬腿欲朝门边走来的游虫猛地顿住，面色复杂而一言难尽地看向林和熙的背影。 来酒店里为单身男性提供服务的工作背后，向来都是由于酒店做过不见光交易的团队支撑。女人愕然望着眼前面容陌生的年轻人，一时摸不清他的来路，不服输的朝他挺了挺线条起伏明显的胸。林和熙单手撑着门框，微微俯下身来，嗓音暧昧，吐字清晰。胸再大有什么用？他喜欢我这样。 女人闻言，果然不再和他争，带着满脸的失望神色离开了。抬手将门关上，林和熙转过身来，还未开口说话，就先见一件宽松的 T 恤斜裹着轻微风声和主人的怒意迎面盖来。下一秒，视野内陡然暗下来，林和熙躲避不及，整张脸闷在衣服里，听见油虫的声音响起：“我什么时候说过，我喜欢你这样的了？” 林和熙笑容满面的扯下头顶的衣服，举到脸前，鼻尖微耸，轻嗅了嗅。瞧见他的动作，尤崇没好气的开口：“别闻了，是干净的。”洗衣液惯有的清新香味钻入鼻子里，林和熙脸上的笑容更甚，语气轻快的朝他道：“谢了。”尤虫落在他脸上的目光轻顿。 然后才若无其事的收回，面色重新恢复冷淡。不过是作为你帮我解决掉麻烦的谢礼，你不要想着能够就此改变你在我心中的形象。林和熙捧着衣服，神色无辜。我可没这么想。尤虫眼底掠过一丝淡淡的恼怒。你在暗示我什么？林和熙弯唇笑起来，却对他刚才的问题避而不答。 我还需要一条裤子。尤虫皱起眉来，没有多余的裤子。这样，林和西略带失望的点点头，缓缓迈着步子走到他身旁，冷不丁的凑近他脸庞，压低嗓音问：“哎，那么，内裤有吗？”尤虫猝然转过脸来，视线沉沉的扫向他。林和西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 林和熙忍笑退开， <laughs> 不好意思， <laughs> 他道了一句歉，转而露出为难的神色来。可是这么热的天儿，内裤连穿两天不换会馊掉的吧？片刻之后，回答他的是由虫迎面砸来的内裤包装袋，以及对方的冷声叮嘱：“穿完就扔掉，不用还给我了。” 林河熙最后还是从杨卷那里借了条休闲短裤来穿，幸而两人腰围差不多大，短裤也不需要考虑身高差问题。郊区通往城市的城际高速离林家更近，尤虫先开车送林通回去。到林家以后，林河熙没有跟着下车，而是直接搭尤虫的车回了学校。他在学校南门外下车。 回了在校外租的房子里，将身上的衣服裤子换下来，丢进洗衣机里洗干净，然后晾在了阳台上，打算下周上选修课再还回去。周一早上没有课，林和熙叫了外卖，关起门窗，躺在客厅里的沙发里吹冷气。即便周日晚上有辅导员的定期查寝，他仍是不打算回学校去。吃完饭睡午觉起来，他接到了宁南的电话。 两人几天前才在茶餐厅里闹了个不欢而散，此时对方在电话里却语气如常。你今天回学校了吗？听着也不像是还没消气打电话来找他的麻烦，那多半就是有求于他。林和熙心如明镜，面上却淡然不显。有话就直说。明南呼吸轻止，显然是被他的语气弄得心情不快，却还是强忍着脾气道。 晚上七点，我有个选修课，你去帮我带一下，我有事去不了。林和熙问的漫不经心。晚上你有什么事儿啊？宁南已经不大耐烦。说了有事就是有事，你管那么多干嘛？还不想与对方撕破脸皮，林和熙心底轻哼，嘴上淡淡应下道：“嗯，教学楼和教室号，短信发给我。” 宁南这才面色稍缓，挂掉电话，将教学楼和教师号发过去。身旁有人问：“今晚的生日派对还去不去啊？”“去，当然要去。”宁南心情大好的勾唇：“我找到人帮我代课。”晚上七点整，林和熙踩点进入教室内。 他想在后排随意找个空位坐下，有人从教室中间站起来叫他的名字。林和熙，我这里还有座位。他先眸朝声源处扫一眼，看清是上次在酒吧里认识的方清明抬脚朝对方坐的位置走去。看着他在旁边的空位落座，方清明神色略有困惑。你是不是走错教室了？上节课点名好像没有念到你名字呀。林和熙道。 我来帮别人代课。方清明还是上次在学校遇见时的清爽淡妆，从课桌里摸出手机，打开相册中的橘猫照片给他看。我又去喂了两次猫，它好像已经有点认出我来了。怎么最近都没见你再去啊？只是偶尔会去。林和熙言简意赅，他的目光落在照片中方清明抚摸猫头的那只手上。 指尖做了百事可乐的宝蓝色美甲，衬得那只手更加白皙，手臂上却覆盖有花纹繁复的纹身，大概是先去了酒吧玩，才去巷子里喂猫。察觉到他的目光停留过久，方庆明后知后觉地放下手机，将自己的两只手摆在桌面上给他看，宝蓝色的美甲还在，手臂上却干干净净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他神色尴尬而局促地解释。 啊，那只是纹身贴。林和熙点点头，不再多问。方清宁却陡然被激发出浓浓的倾诉欲望来，面色忐忑的问他：“你会不会觉得我有两副面孔？”林和熙心中一动，视线缓缓望向他：“谁都有两副面孔。”像是在开玩笑，又像是在说实话。 他不以为意的扬起唇角。我也有。可是你是第一个发现我有两副面孔的人。方清明喃喃出声：“我其实会翘课、化浓妆、去酒吧喝酒，也会在酒吧里和陌生男人接吻，还会和看起来不怎么正经的社会人士来往。只是我的室友从来都不知道，他们一直以为我是连大学生联谊都不参加的乖乖女。” 没有任何法律规定，你需要向旁人展示你的所有面。林和熙很淡的笑了笑，自己高兴就好了。方清明苦恼的皱起眉来，可是我并不高兴。他搭在桌面的手指下意识的蜷缩起来，我觉得很痛苦。我隐瞒自己的另一面，只是不希望自己在寝室里被他们排挤。 眼见对方越说越多，大有一副朝自己敞开心扉的架势，林和熙不准备再继续听下去，半是调笑，半是提醒的开口：“你这是把我当知心哥哥了？既然有些事不想要被别人知道，那么就长点心眼不要随随便便就说出去。”